哎，小高，今天我们和赖昂比赛，你紧张吗？哎呀，去去去，我也不是次次紧张，好不好？ <laughs> 我看呐，你就是等着金智秀给你送福利。哎，我哪有？李修明这个老油条才期待呢，他连吹自己的通稿估计都想好了吧？哥需要吹吗？哥这叫实力。哎呀，你信是吧？我怎么就这么可怜？第一次谈恋爱就撞到了冰山，盯着我干嘛？ 我好看，嗯，好看，看了一路了，累不累啊？不累。哎，你把手伸我口袋里干嘛？嘘，让我亲一会儿。你今年十九岁，二十九岁。算了，估计风三二十九岁也还是这样吧。能保持少年气，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 真不知道这脾气是什么家庭养出来的，风三，嗯，你家里是做什么的？啊，你是问我爸妈吗？嗯，我妈是老师，我爸是法官，还真看不出来。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是不是？ <coughs> 没关系。 你不用担心，我爸妈不管我的，而且我早就成年了，也经济独立了。我和谁谈恋爱关他们什么事？我家不是那种家庭。看出来了，一般家庭养不出您这种大宝贝。儿。等一会儿打啊和金智秀对线，你认真一点。我哪一场不认真？啊我这几天训练的时间比以前长，增加了专门练英雄的时间。 你没发现吗？我发现了， <laughs> 队长，嗯，你果然在暗中观察我。我不许反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是职责，整个五楼都归我管，对吧？哎呀，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表现得像一个男朋友啊？装了也好，让我开心开心吧。哎呀去！ 求求你了，哄哄我吧！你又不高兴了？没有。啊，这样搂着总行了吧？你喜欢什么样的男朋友？我大概只能做到这样了。我，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车上的，你小声点。 王佩文学纳可露露原著，猫耳 FM 英雄联盟联合出品，广播剧双杀。哦，第七集。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啊！哎，还是咱们 SP 好，多和谐。 除了下路激情四射，没有任何毛病。哎，小高，你要吃哪家的瓜呢？Lion 的呀。金智秀之前可是韩服第一 ADC，但自从转会去了 Lion，战绩一塌糊涂。网友都猜 Lion 内部是不是在宫斗呢？哼，估计是。哎，他们现在的指挥是谁啊？辅助小林哥。哟，小林他们不会是故意的吧？哎呦，咱们上一局赢得也太轻松了。 到底是我们太强，还是他们太菜啊？当然是我们强，才赢了几场你就受不了了，真是没见过世面。哎，我见过的世面比你多，好吧，小菜神。闹什么呢？比赛还没打完呢。就是，闹什么呢？队长让你不许闹了。小刚，你老实点，别整天没个正形。说好了，基地内部不准搞办公室恋情吗？对队友伤害也太大了吧？又嘀咕什么呢？ 啊，没没没，哎， <laughs> 不说了不说了，快开始了。 <laughs> 对对对对。哎一批是他们先手吧？不知道金哥这次打算怎么送温暖。嗯，金智秀选的森林鸟。我来自森林，也归于清空。嚯，森林鸟是这个赛季出场率最低的 AD 了吧？是啊，除了金智秀都没人用。 总共出来五次，胜率零，咋回事金哥真是来送温暖的 <laughs> 啊！别这样吧，这三分我真不好意思拿呀， <laughs> 我也不好意思。 <laughs> 李秀明，别飘。方三，你更不能飘。知道知道。你在这呢，我往哪飘？哎呦我去！我听说金智秀在韩国的时候没有招牌英雄，说他什么英雄都能玩好，英雄池很深。 这怎么来了莱岸之后就变成什么都玩不好了？森林鸟打的是物理伤害，手感上像法师，平 A 伤害低，连招很疼，典型的技能嫌疑，吃红也吃蓝，善用控制，这个英雄也不弱。小心驶得万年船，别被莱岸阴了。哎，队长，嗯，我好久没玩森林鸟了，虽然不太喜欢玩鸟，但如果好玩，咱们下回也试试。 看情况，这局你拿黑枪。我的魔法只保护我道上的兄弟。距离游戏开始还有五秒，五、四、三、二、一，出击！ 森林鸟是前期的，赖现在怎么这么怂了？再拖一会儿，我们小灿神的黑枪都要成年了。成什么年啊？我第一件神装都出了，第二件马上。哼，咱们居然能用后期阵容打出经济领先，绝了！金智秀的森林鸟很肥，吃了双 buff，他家打野是在卖血养他呀？哎，他是不是去下路找灿神了？啥的，小灿神现在抗压能力一流，才不会轻易上头，是不是啊，灿神？ 打你的吧，这有什么好上头的？现在下路有程素年陪着，对面来什么激将法都不管用。翱翔与自由一体，嘿，队长，金志秀来打我了，看见了。魔法抚慰你的伤痛。来人想抓你。金志秀估计是觉得我黑枪碎皮，想控制我一套连招带走，想得倒美。 家外塔，再让野区没有视野了。我们去拿大龙。如果大龙被 SP 拿到，莱恩的防守压力会更大。哦莱恩发现 SP 去开大龙了。这个情况有点像上个月 SP 和蝎子的那场经典对决。没错，当时 SP 选择了主动出击，最终靠灿神强势五杀，大逆风翻盘。 赖会这么做吗？哎，赖从塔下来了，双方都到了龙区。赖在寻找菜神的位置，菜神的黑枪在龙坑下面。大龙血量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三十了。赖强行开团，SP 手里捏着两个惩戒呢，这龙不好抢。哦，漂亮！森林鸟一套技能把龙秒了，龙是赖的。虽然抢了龙，但赖还是团不过 SP 啊，只是暂时缓解兵线压力吧。不，赖这波能不能走都是问题，SP 不会给他们喘息机会的。 一换四，SP 一换四，莱恩会团灭吗？没有，森林鸟逃到中路了。森林鸟技能 CD 转好了，但这个英雄普通攻击太乏力了，想要复制灿神的五杀神话恐怕很难。确实，森林鸟停下了，他在向 SP 的方向走，他向前伸出了右手，他要干什么？森林鸟向黑枪发起腰战，是否接受？腰腰战单挑。 这可是官方比赛，又不是路人局。职业联赛办了这么多年，选手间的邀战没几次。哎呦，看不出来啊，金哥江湖气还挺重。哎，谁会没事邀战呢？虽然官方没禁止，但舆论还不够压死你吗？主动邀战输了，那是笑料。邀战？无论是因为敬重还是不服，前提都是认可对方的实力，认为棋逢对手可以一战。没有职业选手会向一个无名小卒邀战，太掉价了。 队长，如果我接受邀战，会影响比赛吗？你赢就不会影响。获胜了，蔡神！月圆之夜决战紫禁之巅。ADC Solo，蔡神接受邀战，双方已经站到中路一塔的位置，Solo 要开始了。森林鸟施法距离比黑枪长一些，这个英雄单挑还是很厉害的。我行走的速度和子弹一样快。哎哎，蔡神在试探。 他主动走到了森林鸟的攻击范围内，大家知道英雄施法是会有动作前摇的，做好预判就能及时躲开。残血想靠蛇皮走位骗技能，鸟动了，再不动没有机会了。翱翔与自由一起，嘿，中了，命中了！森林鸟预判了黑车的位置，太快了，一枪定胜负。 妈戳我脸，你洗完了？ <laughs> 不会吧，被打哭了？什么呀，我……我还是你心里最强的 ADC 吗？你只想做我心里最强的 ADC 吗？你也觉得我今天打的不好吧？虽然 SP 胜了，但我 solo 输了，SP 赢的 l a n 不是我赢了金智秀。 打击有那么大吗？也不是打击，只是单纯的好胜心受挫吧。我很久很久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了。风灿也不是没经历过风波，以前被整个电竞圈嘲，也没见他这么在乎。怎么今天反而是像朵娇花了？难道以前那些没戳到他的点子上？ 想开点，你的职业生涯还长着，这算不上大事，过几天就过去了。嗯，你这个视角，方灿还挺好看的。奇怪，他明明是个男人，怎么看都和女孩不沾边，但有时候总觉得，这脾气莫名的很少女。 如果她是我女朋友，这样又乖又可怜，我肯定会忍不住哄哄她。你你想说什么？啊，没有。你没擦头发，我帮你吧。不用。为什么不要？你坐着。我是你男朋友，我们怎么能什么互动都没有？你这也不让我做，那也不让我干，帮你擦擦头发还不行吗？毛巾给我。 轻点这公报私仇呢。行了行了，舒服吗？你的头发好像有点长了，改天我们一起去剪头发吧。嗯，我想换个发色，现在这个颜色看腻了。哎，你说我染个什么样的更好？别染最好。你不喜欢我染发吗？好，那就不染。 我不喜欢你做什么，你就不做了？当然。嗯，也不是，有些事不能不做。那些？这些？你不是问我吗？我告诉你是什么呀？可以了，不擦了。你，算了，明天再说。 嗯，别呀，别垫我胃口。你明天说，我今晚睡不着。哎呀，现在说吧，好不好啊？你要说什么？嗯，你还真是个好奇心重的小朋友。这，不是我的问题吧？他连眼睛都是闪闪发亮的，的确很少女。难道这就是男友视角？ 没什么，想和你聊聊比赛而已。不急，先好好睡觉吧，晚安。你干嘛？下去，快把我压断气了！队长，你知道情侣说晚安前应该干什么吗？干什么？这个小崽子，花招怎么这么多？你真不知道啊？晚安，我呢？嗯。 我还以为要给你讲睡前故事呢，你就这么想当爹？ <laughs> 开玩笑的，他是在故意逗我开心吗？睡前故事也行，你给我讲一段吧。你怎么不讲啊？你是不是不会讲故事啊？啊，爸爸，讲什么讲？睡觉。 今天的睡前故事也没了， <laughs> 有这么一个没大没小的儿子，这当爹也太难了。帅哥，后面的头发剪到这个长度可以吗？啊，再往上一点。对，就这个位置。哎，队长，嗯，职业联赛打完第一轮，马上神乐冠军杯也要开了，论坛里全是预测冠军的。 贴队现在稳居第一啊，十五连胜的成绩确实好看。我们也不错呀，十一连胜，我们打破 SP 之前的记录了吧？嗯，是有条蝎子的习惯。赛季初风头最盛的蝎子战队遭遇了本赛季的滑铁卢，目前已连输了三场，网上议论纷纷。徐湘作为一个已经二十五岁的 AD 选手，状态下滑，是否会影响他在蝎子的？哇！ 下面的评论全是骂的，还有人问蝎子的小太子什么时候登基取代寻香。哎， <laughs> SP 现在挺好的，前面有 WSND 顶着捧杀，后面有有恩和蝎子挨骂，我们的排名夹在中间，吃瓜就行了。你还在想 Solo 的事？啊？场上是场上必，没有必要再在网上闹出别的纷争，他们爱说就说吧。知道，冷处理嘛。你说的对。 电竞选手要靠成绩说话，其他的不重要，不值得浪费精力。帅哥剪好了，您看这个造型满意吗？不错。队长，嗯，你觉得我这个发型怎么样？嗯，挺好的。是吧？我看你们刚刚在聊游戏，《英魂之歌》，我也玩过。不是和您吹，要论理发水平，拿游戏打个比方，我们家得算国服级的。怎么样？专业团队，包您满意。 <laughs> 巧了，这还有个国服级的。哎，我们店最近在搞活动，充值满一千可以成为金卡 VIP 会员，以后在我们店内的消费，护理、烫发、染发、剪发都可以打八折。我们发型设计总监免费帮您设计三次。嗯，还有什么别的优惠吗？比如带朋友来什么的？哎，有，两人成团的话，凭金卡打六折。没事，和女朋友每周来做做护理，对头发好。 要不然还是那行，办一个吧。哎，行，这样下次就有理由再约程素年出来了。走了，哎，常来啊！哎，我们去看电影吧。你想看什么，队长？哎，怎么突然想看电影了？出门之前你没说。不止看电影，我还订了餐厅。从电影院出来，我们去吃晚餐，好不好？ 你真的只是约我出来剪头发的？你不想和我约会吗？别拒绝我嘛。没，我本来想今天开直播的，补补市场，那就晚上再说吧。你想看什么电影？我选嘛？那我看看。哼，我可是做了全套约会攻略的：理发店定位、电影口碑评分、餐厅美食推荐。 以及如何灌醉男朋友，让两人关系更进一步，就差程素年点头了。你你看这个怎么样？网上评价挺好的。嗯，那就这个吧。Yes，他点头了，灌醉计划正式开始。 嗯嗯嗯，继续喝，队长，不许走。嗯，别闹了，该回基地了。嗯，你自己能走吗？当然，没事，没醉，不用扶。本君，小心一点。嗯，队长。 想回基地，好不容易放假，别回去了，今天晚上在外面玩吧，啊，好不好？快八点了，你都喝成这样了，还怎么玩？嗯，不许回去，我要和你开房。本来想看看这崽子除了灌酒还有什么花招，没想到他自己先醉了。 一个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小朋友，还想摆弄我？嗯，嗯，嗯，嗯，队长，哎，别蹭我冷。嗯，程素年，我才十几岁，就吃够了单恋的苦，受尽了爱情的罪。嗯，我真是个命不好的小可怜鬼。你胡说什么呢？ 嗯，你安分点，别闹了啊！我叫个车。嗯，哎，手机还我。不给，不准叫车，我不想回去。那你想干什么？我想和你开房。我想和你开房。行了，知道了，去酒店好吗？算了。 去哪儿不一样？我还怕一个醉鬼不成？耶！嗯嗯嗯，小心脚下。来，坐直。虽然今天的约会不算成功，但他心情还不错吧？ 应该没被我烦到吧？风散，我去洗澡，你困了就睡，不许再闹了啊！好。如果能这样过一辈子，好像也不错。不，以后会更好的。要是有一天他退役了，也应该会继续留在 SP 吧，当教练。 或者直接进管理层，反正我们应该会在一起很久很久吧。嗯嗯，他怎么还没洗完呢？如果我现在借着酒精把浴室门打开……啊，不行不行，太下流了，没法收场怎么办？ 这浴袍的腰带也太松了吧！嗯，你现在感觉好点没？要帮忙吗？我……帮帮忙？帮什么忙？怎么脸更红了？球就这么大的吗？来，我帮你把外套脱掉吧。嗯嗯。哎，又开始玩起扮演木头人了。 不错，动一动。骨头算了，那我不管了。嗯，干什么？不行。什么不行？你先放开我。不许不管我。行，管你。来，腿伸过来，好好的。 脱了衣服裤子，赶紧睡觉。明天早上回基地。嗯，来，他的手。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别走，帮帮我吧，队长。疯子，你是不是故意的？队长，你别拱来拱去的，你是小动物吗？队长。 看看我的眼睛，别看我。如果觉得恶心，就把我当女人吧。我是多没直觉才能把你当女人？你还顶？我好喜欢你，你喜欢我一点吧，一点就好。求求你了。你，我到底在干什么？ 为什么会答应和方灿在一起？他这么一个直白单纯的人，喜欢上谁，就非得把自己全部交出去。我以为我能处理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这次我好像没办法解决了。别哭了，你两岁吗？丢不丢人？没。现在是你在占我便宜，不是我强迫你。 你哭什么哭呀？我……你……你……你……你的手……闭嘴！我……我现在算是得到他了吗？不不不，现在充血量算是上了高地，离推水晶还有一点距离。队长。 不用啊，你都好心帮我了，我不是那么没礼貌的人。轻点，放子，我帮你那什么好不好？那什么，就是换种方式。不要，抱歉，队长，我会好好学的。虽然不熟练，但我硬件好呀，你喜欢吗？ 什么？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冬香，你不会是想……你不喜欢吗？这样才能让你舒服呀。可是队长，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的，这有什么不好？难道你要一直禁欲？事先说好，我不准你去找别人，你只能和我在一起。我找什么别人？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枪实弹的来一次吗？和互相帮忙也没什么本质区别啊！我以后会好好学习技术，会很温柔的，真的。那这次我先帮你。 谢谢 SP 小可爱的鱼竿，谢谢。哎呀，夜不归宿二人组回来啦！夜不归宿怎么了？我和程素年是正当关系，正当关系，懂不懂？哼， <laughs> 都开始当面叫队长大名了，确实挺正当。哟呵，灿神，今天春风得意呀？借钱啦？哟，回来了？你俩这头发剪得太久了吧？你们现在怎么管得这么宽？ 是我管得宽吗？ <laughs> 哎，你刚才入镜了啊！我直播间里的粉丝正疯狂刷你呢。嗯，说什么？刚才走过去的是改黄吗？谁俩剪头发去了？灿神和谁？哎呀，灿神和年神呐！他们昨天中午出去剪头发，今天中午才回来，剪了一天一宿。啊，我没听错吧？一天一宿？哇哦，信息量好大！ 呃，感谢灿灿妈妈永远爱你的六十六个树叶感谢程素年全网唯一老婆送的十个象牙，感谢躲在床底下偷看丰年剪头送的龙角。哎，哎，这个谁能告诉我丰年是什么呀？不是，你们改 ID 改的也太快了吧？剪头梗这就安排上了。丰年是什么？ 丰年是你和程素年的 C P 名，我和程素年的 C P 啊，丰年什么都不是，灿灿不要听他们的，兄弟自萌好吗？不许带我儿子。哼、丰年一字变呀！不愧剪了一天一宿，改换的新发型有点帅。哎，年神的头能给我们看看吗？哇，说曹操，曹操到。哎，队长，在直播吗？嗯。哎，队长。 我们竟然有 CP 粉，你知道 CP 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男男配对，他们觉得我和你是一对。别闹了，双排打不打？我也开一会儿直播。打，你的 AD 来了。直播间标题我都想好了，第一辅助程度年的 AD 在线教学。哎呦，这闪瞎我的狗眼！我登号了，开始拍吧。 卖血，你老实点。哦。终极烈焰，灼烧一切。啊！你这帮队长，我厉不厉害？今天的年神真不一样，他居然不生气。哎，年神心情不错哎。以前有谁敢在年神面前跳啊？哎，年神今天直播到几点啊？我有点困了，玩一会儿估计就下播了。嗯，怎么了？昨晚没睡好吗？ 年神几点睡的呀？剪头太累了。哎，他改黄进来背锅。嗯，怎么了？没。我直播间里来了很多你的粉丝。是吗？没事，去你那儿就是你的。我们俩还分那么清楚干什么呀？我我我，财神居然卖粉求荣！我怎么卖粉了？和队长的事怎么能叫卖呢？人家自愿的，懂不懂？ 不是你们说的吗？你们不喜欢丰年吗？不喜欢，灿灿你还小，不要学这个 CP 粉，你们把我儿子带坏了。那不行，都给我喜欢。 <coughs> 和大家说一下啊，我和队长关系特别好，从我来 SP 的第一天起，就是他主动照顾我。其实根本不像外面传的那样，他性格很好的，尤其对我特别好。希望你们能和我一样喜欢他，别对他有偏见。 更不要听信谣言。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他。哎，你是不是也特别喜欢我呀，队长？是，喜欢。 <laughs> 好的，现在官宣了，懂了吗，你们？ 在你身旁，还以为巅峰要一个人闯。每当你的目光，充斥孤独而深邃的。